第六十一集，没了棒球帽的遮挡，林和西的脸完完整整露了出来，脸上浅浅的伤口也露了出来。众人皆是一愣，林和西弯腰要去捡帽子，男生反应过来，扣住他的手臂，将人从凳子上拽起来，拧紧眉头，谨慎的凑近查看他脸上的伤口是真是假。下一秒。 游虫微冷的声音从人群外围响起：“都挤在这里干什么？下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包围圈子的队友们立即朝两侧散开，露出站在圈子中间的两人来。瞥见抓在林和熙手臂上的那只手，他神色微沉，朝穿囚服的男生道：“松手。”后者脸上故作的凶狠霎时消失的无影无踪，抓耳挠腮的告状道。 虫哥，他拿你的衣服。尤虫打断他的话，语气又重几分：“松手！”男生吓了一跳，愣愣的松开手，面上神情稍缓。尤虫转头扫一眼林和熙，却发现他原本干干净净的脸颊上，此时赫然横着一道崭新的伤口。尤虫的脸色比刚才还要更加难看。 目光骤然转向面前的男生，嗓音里带着明显的怒意：“他脸上的伤，是你弄的？”男生满脸懵逼：“不是我弄的。”林可希也开口道：“跟他们没有关系。”尤崇闻言，这才将围在四周的几人赶走，拧眉转向他问：“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林和西慢悠悠的反问：“怎么回事？对你来说很重要吗？”尤虫一怔：“什么？”林和西道：“不是说我不是你朋友吗？那么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对你来说很重要吗？”尤虫沉默两秒，想也不想的道：“我只是生气。”林和西神色诧异：“你在气什么？”尤虫皱起眉来。 半晌没有说话，事实上，就连他自己也有些想不明白，自己当时到底在气什么。那些怒火转瞬即逝，而此时的尤虫自己也无从再去分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情绪转变的由来。话题最后还是无疾而终，尤崇回到场内去打比赛，林和熙也没有再回看台，而是直接在他们的休息区里坐了下来。 下半场比赛，对面也开始奋起直追，好在他们错过了追赶的最佳时机，双方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当裁判吹响哨声的那一刻，整场友谊赛以理工院获胜而告终。理工院这边的看台上爆发出沸腾的欢呼声，打比赛的男生们返回休息区喝水擦汗。目睹尤虫为林和熙发怒的几人，站在斜后方的位置。 频频回头看向坐在凳子上的林和熙，心中茫然又敬畏。察觉到他们怪异的行为，周轩走过去，挨个拍过他们的后脑勺：“鬼鬼祟祟站这里看谁呢？”被尤冲误会划伤林和熙脸的人站出来，三言两语飞快解释完中场休息时发生的插曲，最后不明所以道：“虫哥和林和熙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准备……” 冰释前嫌，化敌为友了吗？哼，化敌为友。周轩轻哼一声，看向面前几个大二学弟。林和熙比你们高一届，以后不要在油虫面前叫他名字。学弟们纷纷面露了然。啊，林和熙学长。周轩不置可否，转头去人群中寻找油虫的踪影，恰好撞上油虫蹲在林和熙面前，捏着林和熙的下巴。 替对方看伤口的画面，他又哼一声，决定对认识多年的发小好人做到底。回过头来，面无表情的道：“也不要叫学长。”学弟们虚心请教：“那要叫什么？”周轩冷冷道：“叫嫂子。”尤崇蹲在林和熙身前，抬起他的脸，细看了两眼，伤口不深也不长。对方还是蹙起眉来道。 去校医院处理一下。林和熙不以为意，回去消一下毒，再贴一张创可贴就好了。尤虫道：“那就现在，去校医院消毒。”林和熙眉间轻扬，语气玩笑般道：“你陪我去。”尤虫站起来，离开前叮嘱他道：“坐在这里不要动，等我两分钟。” 林和熙微微一怔，而后开口道：“好。”篮球队的人要去学校旁边的 KTV 唱歌聚餐。尤崇找到周轩：“你们先过去，我和林和熙去校医院。”周轩轻啧一声：“他们还要收拾东西去换衣服，你现在去校医院，再回来体育馆也来得及。我们在这等你。”尤崇道：“嗯，那就电话联系。”周轩点点头。 牛冲先去换了衣服，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叫林和熙。两人从体育馆的大门出去，朝体育馆后方的校医院走去。两栋建筑离得不算太远，步行过去大约十分钟左右。校医院里的医生看了他脸上的伤口，也说不严重，消完毒再贴上纱布就好。林和熙嫌纱布太丑，不愿意贴。医生好笑又无奈道。 贴创可贴也行。林和熙这才点头应下。他到楼下窗口买了碘酒和创可贴，在大厅内坐下来。油虫拆掉棉签的包装袋，抽出棉签，蘸上碘酒，替他擦脸上的伤口。伤口沾上碘酒，发出轻微的刺痛感。林和熙下意识的眯了眯左边眼睛。油虫掀起眼皮来问：“痛吗？”林和熙老实答。 有一点儿。尤虫道：“痛就忍着。”林和熙语塞一秒，垂眸嘀咕：“你就不能轻一点吗？”手上动作骤然顿住，尤虫缓缓眯起眼眸来：“你告诉我伤口是怎么来的，我就轻一点。”林和熙言简意赅：“被室友用水果刀划到了。”尤虫放下手里的棉签和碘酒。 撕开创可贴，按在他的脸颊上，脸色沉得厉害。他人呢？林和熙笑了笑，陪我坐进校医院了。尤虫顿住，一双漆黑的眼眸，情绪不明的望向他。只有这一件事吗？林和熙脸上的笑容微凝。什么？尤虫道。只有被他用水果刀划脸这一件事吗？ 面上的笑意彻底消失不见，林和熙沉默片刻，最后道：“不只有这一件事儿。”尤崇问：“还有什么事？”林和熙无声的看向他的眼睛。他觉得自己从来都不是倾诉型人格的那类人，所以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毫无保留的坦白给尤崇听。 可是，当他撞入油虫眼底的那一刻，林和熙觉得自己开始变得有些不受控制，甚至开始变得不再像以往的那个自己。他掰着手指头数给油虫听：“他们换掉了寝室里的门锁，在寝室里吃火锅，弄脏我的书桌，擅自用我的热水卡洗澡， <laughs> 其实都是小事儿。”林和熙的神色里浮上几分漫不经心。 甚至不再与尤虫对视，至少和划伤我的脸比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的话甚至都没来得及完完整整的说完，尤虫毫无预兆的伸手抱住了他。不是在酒吧舞池里故意做戏的搭肩搂腰，也不是在夜晚屋檐下躲雨时的胸背紧贴，仅仅只是一个面对面的拥抱。 尤虫的双臂紧紧环在他的后背上，他的下巴轻轻抵在尤虫的肩头。他们胸腔内心脏平稳跳动的频率重合交叠在一起。放在两人中间的碘酒被他们从椅子上挤落，在地板上越滚越远。